第五十集，暂时不怎么想看到他的脸。游虫转身下楼去接水喝，吹完头发才发现手机游戏里的人物已经中途死亡。林和熙退出游戏界面，瞄见手机上的电量已经过半，就直接取掉尾插上的数据线，仰面躺进床里翻滚起来，直到后腰撞上游虫在大床中央摆放的枕头，他才记起来，这张床。 不仅仅属于自己一个人。想来油虫也不愿意睡自己躺过的地方，林和熙又往旁边挪了挪，侧躺在床上看手机。打开相册，看傍晚在海边拍的照片时，记起来偷拍油虫的那张照片还躺在回收站里。他又进入相册的回收站，将那张照片还原。老实说，林和熙并没有拍照的天分，油虫的这张照片拍的好看。 原因大概也能归结为三点：一为手机的像素高，二为日落和大海的背景美，三则是油虫本就长得好看。林和熙将手机里的照片缓缓推进，近距离地盯着照片里油虫的脸看了片刻，忽然有些心痒，想要给对方画画，却也只能想一想，手边没有任何绘画工具。 林和熙近乎出神的看着那张照片，遗憾的叹了口气。而尤虫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。进门后，他在桌边放下两杯水，但显然床上的人并没有察觉到有人进来，始终视线专注的落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。尤虫在床尾站定，低头往他的手机上扫了一眼，然后在对方的手机照片里看到了自己的脸。 像是陡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游虫语气危险地叫他的名字：“林和熙，你在看什么？”床上的人吓了一跳，握着手机坐起来，后知后觉地看向他，愈发笃定是傍晚的照片没删，林和熙在撒谎骗他。游虫在床边坐下，朝他伸出手：“手机给我。”林和熙意图装傻充愣：“啊，你拿我手机干嘛？”他笑得意味深长。 只有我男朋友才能看我的手机，尤虫淡淡反问：“是吗？”林和熙轻抬下巴：“当然。”尤虫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误以为对方是就此放弃，林和熙逐渐放下警惕。同一时刻，尤虫骤然起身，抬腿跪入床里，借由他没反应过来的时机，从他手中抢走了手机。 林和熙目瞪口呆，伸长手臂要把手机抢回来，对方游刃有余地避开，将手机从靠近他的右手里换到了远离他的左手中。林和熙动作猛地顿住，只觉得眼前场景似曾相识，似乎他曾经也这样抢过游虫的手机，而对方却因为自己过分亲昵的贴近而怒不可遏。从模糊的记忆中抽离，林和熙轻轻眯眸。 决定故技重施，右手动作灵活地环过油虫的脖颈，借由对方的肩头作为支撑。林和熙起身对准油虫的腿跨坐下去的同时，伸长左手去拿自己的手机。眼见仅凭右手依旧制不住他，油虫直接松开了左手，手机擦过林和熙的指尖，从油虫的掌心缝里飞快滑落，掉进柔软的床里。 油虫瞬间反客为主，将林和熙从自己腿上拖开，推倒在床单里，双手牢牢按住他的手腕，翻身压了上去，居高临下的望向他。林和熙立即不动了，油虫也没有动，两人目光相撞，面上皆是有轻微的晃神。骤然响起的敲门声惊醒了两人。 游虫从林和熙上方退开，神色很快恢复如常。应该是他们回来了。林和熙一从床上坐起来，等了片刻，也不见有人推门进来。分明卧室的门也没有锁，他纳闷的下床穿鞋去开门，门外空无一人。他下意识的低头往门边看去，地上摆着才送来的夜宵盒子。 仿佛是担心会惊扰房间里的人，送夜宵的人敲过门以后就走了，心中纳闷更深。林可熙弯腰提起夜宵，转身回到房间里，坐在沙发里看手机的尤崇闻声抬头，杨卷在微信上说：“给我们带了夜宵。”林可熙举起手中的夜宵给他看，他为什么敲完门不直接进来啊？尤虫同样诧异不语。 忽略这点小插曲不计，尤虫从床上拿起他的手机。你把手机打开。稍稍迟疑过后，林和熙露出试探般的神情。真要删掉？啊。尤虫目光探究。你存我的照片干嘛？林和熙满脸理直气壮。存照片还需要理由？尤虫落在他脸上的目光逐渐转为若有所思。通常来说，这样的情况。 只会有两种原因，饶是林和熙这样厚脸皮的人，竟然也有些招架不住对方这样看他，心中莫名就虚了几分，语气也跟着弱下来。哪两种？后者轻轻哼笑一声，咬字清晰的吐字：“要么是觉得他好看，要么就是喜欢他。所以，尤虫撩起眼皮：“你是哪种？没有任何由来的。” 林和熙脸上微微一丧，他很快冷静下来，抬眸望向油虫的眼睛，毫无预兆的开口：“当然是喜欢你。”倒是没料到他这样敢说，辨不出其中掺杂了多少玩笑的意味。油虫面上神色淡了几分，眼睛却紧紧盯向他，眼中情绪渐渐转身。林和熙不慌不忙的换了口气，接上后半句话：“ <sighs> 的照片。” 尤崇目光清顿缓缓收回气势迫人的视线，不咸不淡的道：“有话就直说。”林和希拿过手机，打开相册里的照片给他看：“是不是拍的很好看？”尤崇面不改色：“是照片里的人好看。”不置可否般扬了扬眉。林和希煞有其事的道：“嗯，我觉得这张照片里的大海和夕阳拍的挺好看的。” 所以我打算给照片里的大海和夕阳画一幅画。明知他是故意这样说，尤虫的面色仍是不受控制的黑了黑。林和熙还在继续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画你。在画画之前，我会先用抠图软件把你从照片里抠掉。”尤虫冷着脸望向他：“哼 <laughs> 你要是会画画，母猪也能上树。”后者不以为意的一笑，甚至还朝他眨了眨眼睛。 画完以后送给你啊！尤虫扫他一眼，我不要。林和西不满的追问：“为什么？”缓缓眯起眼眸，尤虫记仇意味十足的开口：“你既然不画我，还要把我从照片里抠掉，我当然不会要。”林和西闻言，唇角抑制不住般上翘，故意拿桥道：“你不是嫌我画的太差？”想到那张被以陌生女孩子的名义送出，被尤虫好好收在家里的话。 他的话里染上几分不易察觉的酸意。我画的画，自然比不上美术专业学生的功底。他轻轻叹了口气。你不要就算了。将他面上的神情变化收入眼底，由衷喉结轻滚，最后还是有些没好气的道：“你自己说的，画完自己送过来。”脸上一秒多云转晴，林和熙笑眯眯的应下。 照片的事情暂时翻页，记起被晾在旁边的夜宵，两人打开盒子看了看，里面都是重油重辣的烧烤，油虫嫌少吃这些垃圾食品，烤串最后大部分都进了林和西的肚子里。吃完夜宵没多久，周轩上楼来叫油虫去客厅看电影，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没意思，林和西想了想，也跟着下楼了。 赵杜和杨卷正在调试投影设备，林童低头在手机上找评分高的影片。你们想看什么类型的？周轩在他旁边坐下，随口接话道：“什么都可以。”林童闻言抬头，面上浮现出几分跃跃欲试。不如看恐怖片吧。其他五人没有任何异议，唯有站在投影设备旁边的杨卷不着痕迹的抖了抖，却也硬着头皮没反对。 林童埋头找好看的恐怖片，尤虫在周轩身旁坐下，另一侧还空有位置，林和熙毫不客气地占掉了长沙发上最后剩下的那个空位，剩下杨卷和赵铎分别坐在两旁的单人沙发里。